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您是一位从事野外生态研究的科学家，今天现场的观众都渴望和您聊聊大熊猫。大家都知道，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是中国的国宝。 世界上动物那么多，为什么大熊猫得到了这么特殊的待遇呢？就是因为它长得憨态可掬吗？不是，主要是因为它稀少，已经濒临灭绝。换句话说，大熊猫这个物种正面临着从地球上消失的危险，真是挺严峻的。大熊猫濒临灭绝和我们人类的活动有关吗？关系很大，比如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，使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缩减；再比如。 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，使熊猫唯一的食物来源竹林减少，这些都会直接威胁到熊猫的生存。那大熊猫濒临灭绝，有它自身的原因吗？当然也有。您不妨先说说，在大自然里，什么样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吧？一般说来，动物要生存下去，至少要具备以下七点中的某几点：一、有强健的肌肉；、有锐利的爪子或锋利的牙齿。 二有快速奔跑的能力，三有挖洞穴居的习性，四有爬树的本事，或者能在树上生存，躲避敌害，储藏食物。五有很强的繁殖能力。六有很杂的食性。七有很好的消化吸收能力。大熊猫呢？可以说，以上七点中，大熊猫哪一点都不具备。大熊猫的祖先是凶猛的食肉动物。 可今天的大熊猫既没有利爪，也没有利牙，整天一副懒洋洋、温顺可人的样子。虽然它还保留着爬树的本领，可是那速度也就是饭后六十了。至于食谱，它只以新鲜的竹叶做主食，在它每天都吃掉的竹叶里，也只能消化掉一小部分，大多数营养都白白的浪费了。还有，它的繁殖能力也很差。 这就是大熊猫濒临灭绝的内在因素。是啊，这一切足以证实大熊猫的保护工作确实是迫在眉睫。六、大熊猫为什么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？七。 人类怎样威胁到了大熊猫的生存？八，有利于动物生存的内在因素不包括什么？ 九，大熊猫濒临灭绝的内在因素有什么？十，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？